你练习以后，你再来听听以后，再去实践，实践以后。 再来听，听了以后再练习，对我们的修行很有帮助。ชื่อฟังเงื่ให้จำเอาฟังแล้วไปทำฟังแล้วไปทำถ้าทำแล้ว มัน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เกิดอะไรขึ้นมาให้ 听了以后，不是为了让大家记下来或者背下来，听了以后让大家去做，实实在在的去做，老老实实的去做。那我们，那我。 我们现在啊在练习啊观在修观，那么啊你练习的过程中出现任何的境界啊都回到觉知上来。 ธอศาสนา้็ต้นตั้งพุทธการ มีการสอนกรรมฐานกัน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อันอื่นยังไม่มีการศาสนาต้นต้นอย่างอื่นไม่ 实践，修行不是从书本上去看，修行是从自心上来下功夫。 วันเพ็ญเดือนแปด หรือวันเพ็ญเดือนสามเนี่ยสอนกรรมฐานทั้งนั้นมีพระหา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หนึ่งพันสองร้อยห้าสิบลูกภายในแปดเดือ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คือพระจันทร์เต็มดวงเดือนแปดพระจันทร์เต็มดวงเดือนแปดวันอาสาะหะถึงวันมาฆบูชา เดือนแปดจะเป็นเดือนรัง จันทรคติเดือนเพลินเดือนแปดเดือนเพลินเดือนสามภายในแปดเดือนมีพระหา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หนึ่งพันสองร้อยห้าสิบลูกพอรู้จักวันก็กลาง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ไม่มีพิการสอนอย่างเดียวือ我头从八月开始讲，一直讲到三月，从八月到三月就是一直在讲。 如何从自身上修？如何看自己？如何修观？哎呀，我们有够老了，กายก็เอาสติมาตั้งไว้ที่กายให้รู้จิกตัวการขยันรู้จิกตัวมาก 这吧？怕我拿，这块人路。很简单，不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。你头一起，有决心知道，回到当下。只有活在当下，才能做到决心圆满。决心圆满，才能有智慧。 我们用功，不断的用功。用功的过程中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不管出现任何的境界，都。 马上看见他，然后轻松的啊，回到当下的动作上。那阿弟把古特翁沉沦呢，有，就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กับเราอาจจะคิดถึง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เกี่ยวเพี้ยนคิดถึงเพียมพาลาหุนคิดถึงอาศาสตรสามหลูคิดถึง

也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是一样的，他也会啊想起皇宫里面的事情，他也会想起他可爱的儿子，啊，他也会想起他的妻子，啊，他也会想起很多啊皇宫里啊曾经让他记忆深刻的事情。 เจ็ดวันลองดูหนึ่งเดือนถ้าเจ็ดเดือนลองดูมันจะเกิดอะไรขึ้นให้พิสูจน์ตามตรงนี้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เชื่อใครทำตามทำตามที่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สอน有决心的去知道。佛陀想起 自己一件事情，他也会有决心知道。那我们今天也一样，啊，从一天到七天，从一年啊一个月到七个月，大家也试一试，试一试，佛陀说的是不是正确？你可以从你的实践中。 ก็มีร่องหลง 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ระหว่าง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ับ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ตรงกันพอดีเวลามันหลงก็รู้หลงไปในไรก็ตาม หลงไปทางความคิด หลงไปทางต่อทางหู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อาไว้

นั่นก็คือความหลง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ที่มันคิดไปตามความคิดแล้วก็ให้สติขณะที่มันหลงคิดไป เอาใกล้ๆกลับม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คือกลับมาหาที่ตั้งเอาไว้เสมอ一个不怕没关系，一个不要一直觉得 自己怎么那么没用呢？怎么又跑到一头里面去了？呢？轻松的看见他，轻松的回到大家的动作。你没有错，就是看不见你才是错。龙柏当光，接龙柏当光，手龙柏当光，出。 ไม่มีสติรู้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์ มันรู้หลงมันรู้ที่ใดเอามันหลงที่ใดรู้ที่นั่นหลงหนึ่งครั้งรู้หนึ่งครั้งหลงลอยครั้งรู้ลอยครั้งมันรู้เท่ารู้ทั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นี不怕苦了也不怕越迷越好 越苦越好，因为我们妄念来一次，你迷一次，你就能觉知一次；他又来一次，你又觉知一次。意头越多越好，迷的越多越好，这样你的觉知力就会不断的提高，啊，你的觉性会越来越强。 所以要感恩每一次的你。这没，受，这没，受，就路中难，他受过，得功德，蛮陇啊，那个叫，就是说，得功德，得功德，路叫功德陇得咧。 你就是嗯一个很好的教科书。这本教科书比所有你读过的都好。你一次知道一次，你一次知道一次，你越多你的决定力越强，你越多你得到的智慧越多。 ถ้าหลงไป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นี่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์นั้นนี่พอดีที่มันหลงทำให้รู้ 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์บ่อยๆร้อยครั้งวันหนนนั่นก็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ชำนิชำนาญ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ม่จริงความรู้จริงกว่า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ม่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ความรู้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กว่า เลือกได้เมือเราทำเสียชีวิต 再迷了，马上觉知。迷没有错，啊，只有觉知到自己迷了，才是真的。哎，哎， <coughs> 慢拢快，哎，慢拖拢快，哎，慢做拢快，倒才路才妥他妈。 就让他迷，就让他苦，就让他乐。我们做的只是觉知、觉知、知道、知道。对啊。 ขยันก็ให้เราทำความเพียรความเกียรท่าน ก็ให้เราหยุดความเพียรนั่นก็คือความหลงให้เห็นว่ามันขยัน 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มันเกียดข้าง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เนี่ยคือคือขยันรู้ อันเดียวเข้าไปเกี่ยวข้อง 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ข้าไปเกี่ยวข้อง 用功，不断的用功。一个精进用功的人，他的决心很好。当你不想用功了，当你放逸自己的时候，很懒的时候，你没有决心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一个有决心的人， 是非常精进。啊，尊啊，有身体，是教皇的；有身体，是教皇的；身体，是教皇的；身体，是教皇的。我们做身的主人，我们要做心的主人。 让觉性变成身的主人，让觉性变成心的主人。啊，我们的身心啊都有觉性，这才是我们讲的法。啊对，感恩你的每一份教诲，不忘做感恩，不忘做感恩。 อะไรก็ไปาย 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มสมหลายอย่างจิตใจก็เช่นกัน หลังดีความสุข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จากใจเราเอาใจไปใช้ให้สุขให้ทุกข์ให้โกรธให้โลภให้หลง เพราะนั้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 สมสอน เป็นกายโสเกณีเป็นจิตโสเกณีใช่ไมได้ 我们的心不能有觉性的去做一些事情；我们的心不能觉知道自己，任由它肆意的去啊，让任由你的念头每天就这样肆意的在不停的飞奔。 那么，身和心就像一个假的身、假的心一样啊，因为这个假的身和假的心是没有觉性的。如果有觉性的身和有觉性的心啊，是跟没有修行的、没有觉性的身和没有觉性的身、没有觉性的心完全不同。 大家对七天应该有个很好的体会。ไม่อยากคิดนะก็คิดไปห้ามความคิดสู้กับ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อาไปมาก็เครียดเอาไปมาง่วงมันเบาๆพอมาคิดกันมาอาจจะยิ้มจะหน่อย 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บาๆตอนนี้ก็พอหวังความไป ไม่อยากหันคิดก็คิด 不想让念头来，念头不断的升起，为什么？因为因为我们觉知力不够，因为我们没有觉醒。 如果我们有决心，啊，当下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好，开始。哎，一路啊， <clears throat> 这条路走过来，一路走过来，这条路走过来，一路走过来，好，开始。 ถ้ามันเป็นแล้วไม่ต้องยกมือก็ได้ มันจะรู้ของมันเองเวลานี่ยต้องหัดมันเราหัดอ่านหนังสือต้องดูกระดานต้องเขียน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ต้องหัดมันจะมีอยู่แล้วมันรู้แล้วอันเนี้ย我们练习多跟禅啊，一定要学会它其中的技巧。 觉知力很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回到日常生活当中，从大的事情到小的事情，从粗的妄念一直到非常细微的妄念，你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一定要学会，这七天内一定要学会，学会，啊，刚才晚上做这个动作，学会念头一来，学习。 下，这个一来，觉知当下，一定要把，这这手部动作跟心情这个基础要打牢、打稳。基础打得好，有的人说，我可以直接在日常生活中啊去觉知。可是基础打得好，你发现你回到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用不上功所以老老实实的。 มีที่อยู่ปกติ ปกติเป็นบ้านของจิตใจปกติไม่ใช่ดีไม่ใช่ร้ายปกติ如果我们学会了，如果我们学会了，我们的心 是无所住，的，好也不住，坏也不住，对也不住，错也不住，苦也不住，乐也不住，啊，是一个正常的心，是一个平常的心。啊，开始做这个动作，啊，好也不住，坏也不住，是一个平常的心，每天都一样。 เสียใจมานานต้อง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เป็นบรรทัดฐานหัดว่้เมื่อวันเรานอนอยู่เพื่อนนอนนอนก็มาทำมันคิดไป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ถ้ามันคิดอีก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กันมาหัดให้มันกลับมา หัดให้มันกลับมา เอาไปมามันก็อยู่เป็นที่เป็นทางเรียกร้อง ลานอนนอนทำ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วลาคิดไป 平常心，是我们家。 我们已经在苦里面迷失的太久，我们已经在乐里面执迷的。 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，大家应该抓紧时间，珍惜这七天宝贵的时间，好好的用功，学会，学会觉知，学会知道，让自己学会保持决心。慢片到这。 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กิดเจ็บเจ็บตายเวลามันจะเวลามันเจ็บเราจะทำไงเวลามันจะตายเราจะทำยังไงไม่ตายคืออะไรมันเกิด ไม่เจ็บคืออะไรมันคือ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ห็น เห็นเราไม่เป็นเห็นมันแก่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จ็บกันแต่ดูแลอย่างดีดูแลความเจ็บอย่างดี 你知道，你已经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你就这样轮回多少次了？不用说过去的事情。 뭐야? 어. 修行就是修心，在欣赏下功夫，把你的心看好，你会发现你的心没问题，你的身。

เราจะ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อยู่สักวันหนึ่งเราจะมีคำพูดของเรา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ต่อไปนี้ จะไม่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ใจ จะไม่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ร่างกาย จะดูแลมันอย่างดีให้มันเหนือสุขเหนือทุกข์ได้เราจะเป็นคำพูดของเราเลยทีเดียว当你学会以后，啊，当你实实在在的 修了一番以后，啊，终有那一天，在座的每一位一定会说这样一句话，那就是：我再也不苦，我再也不乐了，我拥有了一个超越苦、超越乐、超越一切的东西，我永远从。 ็นของอัศจรรย์อัศจรรย์เช่นเรา มีสติทุกคนนั่งอยู่นี่ร้อยคนประมาณหกสิบแล้วประมาณหกสิบคน แล้วเรา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ป็นคนค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 แต่ถ้าเรามี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คนละคนกันไป 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修心是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觉性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在心地上下功夫，啊，都在啊当下下功夫，那在座的六十几位，最后就像一个人一样。 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ไม่มีอยู่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มีใหญ่เพศในวัยไม่มีอยู่ในรัทธินิกาย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ใครก็ตามถ้า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จะอั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ทั้งหมดไม่เกี่ยวกับคนแก่ไม่เกี่ยวกับคนหนุ่มคนหนุ่มนั่งใกล้ๆแก่นั่งใกล้ๆ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อั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อย่าเอาแก่มาอ้างอย่าเอาหนุ่มมาอ้าง 啊，没有了，我们都过完了。我们学会了觉知以后，不管是老人、年轻人、男的、女的，坐在这个长堂里，就像一个人一样，因为觉性是不分国籍、不分年龄、不分性别、不分宗教的。 跟他们说没有关系。没在คนไทย，没在缅甸，没在南国，没在克罗瓦，安德等。有了决心以后，我可能不是泰国人啊，你也不一定是中国人啊，我也不一定是出家人。 你也不一定是居士，不管是哪国人，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，只要有决心，都像一个人一样。跟啥管啥管，在每一个主体团，单掉干汤末，就是佛法万法，共模单子单干。这，这了哇，这哪样？ 时时刻刻能觉知自己，时时刻刻保持觉性，啊！全世界的人，全人类都应该学习这个东西。不管你是亚洲人还是老外，还是外星人，都应该学习这个东西。如果你有了觉性，能够时时刻刻觉知到自己，那么，我常说，我。 也可能是居士啊，居士也可能是出家人啊，修行不修行，跟出家不出家没有关系。嗯，各位各位早安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常念佛法僧，阿弥陀佛。 ประมาณแปดสิบลูกเวลาเราไปสอน ไม่เคยมีพระสงฆ์ไปพูดที่นั่นเขาก็ไม่รู้ทำไงเราเลยจะให้ท่านนั่งไงจะให้เรานั่งไง เราก็เป็นพระท่านก็เป็นพระดังเลยด้วยที่แรกเขานั่งอยู่ พอเราเข้าไปยืนขึ้นนาทีที่ไปสอนก็คือ เป็นพระแปดสิบรูปนั่งฟังมันคล้ายๆแบบนี้เขานิมนต์พ่อไปในมหาลัยของคิดก็ในห้องประชุม ในห้องประชุมก็เป็นในห้องประชุม บาทหลวงครับเ老和尚曾经去过啊一个 天主教，嗯，天主教的这样一个呃大的会议厅去讲法，一走进去里面坐了八十位教父，嗯，然后这一走进去，八十位都瞪大了眼睛，从座位上。 嗯，跳起来。嗯，那要怎么样在天主教的地方啊，来让他们学习绝经呢？嗯，然后，就让老南坐坐，老少，反正老南在那，老王在那，老何在那，还让老南教艺了，让老南。 他把我的位置摆得很高，让我坐得高高的。啊，这些啊，牧师、教父，他们都啊坐在啊小椅子上。 ก็เลยบอกว่าที่มาพูดเนี่ยไม่ได้มาพูดเรื่องศาสนาอะไรหรอกมาพูดเรื่องคนใครเป็นคนอยู่ที่นี่ยกมือขึ้นเลยสิใครเป็นคนยกมือขึ้นแล้วก็ยกมือขึ้น那我上座以后，第一句话就告诉他们，我来到这儿不是来讲宗教的。 我要讲的事情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。那么在座的各位，哪个是人？是人的举手，每个人都举手，而且举得很高。คนไทยคน然后我就说啊，老外是人。

在座各位，谁有身和心？有的举手，没有的不用举手。然后大家全部都举手，还是举得高高的。啊，我讲不完，可以可然后，谁在身和心上有问题？身上有病啊？

每一个人都在身和心上有问题。可以解烦恼、让心、让ใจ、让，ยกมือขึ้นสิ。接下来我又问他们，谁能解决自己的身和心的问题？举手。没有一个人。没有一个人举手，只有我一个人举手。 เราเร็วขึ้นอ๋อเนี่ย เนี่ยท่านนั่นหรอแล้วมาขนส่งปัญหาออกจากกายจากใจเรามีเพื่อนเกิดเจ็บเจ็บตายด้วยกันยา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ลย เจ็บก็ไม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จ็บก็ไม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ตายก็ไม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นี่คือสุดยอดเลย然后我就告诉他们，我就是一个嗯，告诉大家方法，帮助大家 离苦的一个使者啊，那么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能活得自在，如何能从痛苦中彻底啊解脱出来。 ตัวหลัง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ต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ป็นของใคร เป็นของคนจีนไหมเป็นของคนไทยไหมส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ป็นของใคร เป็นของผู้รู้คนจีนรู้ก็เป็นของคนจีนคนฝรั่งรู้เป็นของฝรั่งคนไทยรู้เป็นของคนไทย เอาใครรู้ก็มีของคนนั้นนี่คือสาวคนดังต่อไม่ใช่ศาสนาไม่ใช่ลัทธินิกายเลยสาสปาวธรรม 然后我告诉他们，啊，觉知有觉性，啊，全世界全人类，啊，都应该学习的东西，啊，那么啊，老外一翻手掌也会觉知，啊，来到中国叫中国人翻手掌，中国人也会觉知，啊，然后我就告诉他们，觉知不是属于泰国人。 觉知也不是属于老外，觉知更不是属于中国人，觉知属于谁呢？觉知属于啊知道的人，觉知属于有觉性的人，觉知是属于有智慧的人。好吧，顶你了，每一个人、每个人都有啦。但没开始。 因为觉性是人人都本具的，你本来就有的。那你现在呢？被看成啊，障蔽了，太久了，所以你暂时还看不到。等修一段时间，你已经有一定的经验，你会找到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 เหมือนมเมล็ดพันหรือว่าต้นไม้ต้นเล็กๆ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สติของเราที่ฝึกใหม่ๆ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มเมล็ดพันที่ยังกำลังจะงอกงามขึ้นมา หรือเป็นต้นไม้ที่เล็กๆอยู่มันก็เลยยังไม่ได้ให้ผลที่ชัดเจนนะ就像一棵小树，我们把一棵小树种下去，这棵小树看着小小的，可能不会为我们遮阴挡雨，但是你知道吗？ 只要你好好的浇水，啊，好好的培育它，等它变成参天大树的时候，啊，它作用是不可思议的。 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。 กำหนดไม่ได้นะว่าเมื่อไหร่มันจะหมดทุกข์แต่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กำหนดได้ว่าเราจะมีส 下我就自在，这个是我们清清楚楚能够做到的事情。那我们当如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如果你走进禅堂，你坐下，你就给自己一个标准。 这一个小时，我要时时刻刻、分分秒秒都要觉知自己，这就错啊！你这样的用心就错啊！你做下去啊，只耕耘不问收获，不要有任何的希望和期望啊！暂时放下你所有的啊愿望、所有的期望啊，只是老老实实的、实实在在。的。 觉知，觉知，啊，那么，啊，离苦的那一天只是一瞬间。可以告诉大家的是，开悟的那一天也只是一刹那。但是，他什么时候到来，你不用去一直坐在那边思考。啊，刚才讲了几遍，只耕耘，不问收获。 อแค่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ไปซื่อๆทำแบบซื่อๆนะ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ทียน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ทียนบอกให้รู้ซื่อๆรู้แบบบริสุทธิ์รู้แบบไม่ปรุงไม่แต่งไม่อยากมอง你发现吗？你在人世间生活了这么年，你越想得到的东西，他越得不到。你越加倍的、双倍的去努力的，你不一定真的能得到它。有些人得到了，又觉得。 好像高处不胜寒，或者是啊，真的得到的那一天，会有一种其实一无所有的感觉，啊。那么在这七天的过程中，你会把这个东西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有些人七天看不清楚，可以回家继续看，重要的是老老实实的觉知，老老实实的。 ที่โยมรู้ถ้าเรารู้ก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อย่างซื่อนะ กายมันแสดงชัดเจนละมันซื่อมากเลย ยกมือแล้วก็รู้สึก หยุดแล้วก็รู้สึก เดินแล้ว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ซื่อ เรารู้กายแบบซื่อกายมันไม่พาเราปรุงแต่งไปทางไหน其实我们身和心不是很会说花招的只要你用心只要你用功的觉知 你会发现他一一的都表演给你看，而且表演的淋漓尽致。แต่บางทีกายมันก็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เจ็บความปวดความเมื่อยนะเราก็อดที่จะซื่อไม่ได้ต้องอยากมันหายเจ็บหายปวดหายเมื่อยเนี่ย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วางใจไว้ผิดแล้วับอ๋อมันเจ็บมันปวดมันเมื่อย ก็ก็รู้มันเฉยๆแล้วก็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ใหม่ไม่อยากให้มันหายเจ็บหายปวดหายเมื่อย 它会害，就是它；，它没个就是它。我的腰痛，一痛起来，你就忘了，你就忘了啊，傅讲的话，就开始。什么时候呢？它才能不痛呢？嗯，为什么现在这么痛呢？为什么这么难熬啊？啊，这就是错。嗯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它，老老实实的看。 他就是痛哦，刚才是有别的声音，嗯，他痛了，啊，现在很痛，然后轻松的回到当下动作上，老老实实的再去觉知。他等一下更痛了，你就嗯，比刚才更痛了，啊，而不是说太痛了，快点好起来吧。什么时候才能不痛呢？而不是这样，嗯，用心是最重要的，去看他。

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。你让自己一念不起，那你就是木头，那你就是石头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念头来了，念头没有错，不知道妄念来了才是错。什么是正确？知道妄念来了，能觉知到妄念来了，啊，而不不加以任何的造作。 ายนี่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ใจนะมันมีมันมีแต่กายมีแต่ใจนะแต่ไม่มีคนที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รื่องกายไม่มีคน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รื่องใจ้เรีแลว那么学会้以后，好好的用功啊，我们今天刚刚第四天啊，你才接触这个东西第四天啊，大家也要有一些忍耐啊，就像刚才说的。 我怎么修了三天了还没开悟？啊，这是不可能的啊！但对于有些人有也有可能啊。大家学会了以后，你会发现，长时间的用功，长时间的精进，你的智慧不断的出现啊。那么经过一番努力，一番精进以后，你会发现啊，你是一个越来越有智慧的人。 越来越会处理自己的生活中每一件事情的人啊。那，เหนือการแก่，การเจ็บ，การตายไม่ใช่ว่าไม่แก่ไม่เจ็บไม่ตายนะโดยสภาวะร่างกายก็แก่เจ็บตายแต่มันเหนือรู้สึการที่เราไม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แก่ไม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จ็บไม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ฆ่าไม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ที่ตายมันเห็นแค่สภาวะของกายที่มัน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ไป。所以用决心。 有决心的看见，是超越一切，超越生老病死，而不是每天坐在那儿，不要生，不要老，不要病，不要死，每天都冒这样的念头，啊，那是错误的。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ตอนก่อนที่จะตัดรู้วันนะท่านเกิดในมิตคือฟองฝันมีข้อที่ท่านฝากว่าโอท่านเดินอยู่บนโลก 老上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一个呃一个一个故事给我听，是佛陀的故事。说佛陀在开悟的前一天。 处都是大便啊！可是佛陀从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，他的脚每一步迈下去的时候，根本没有踩到大便。那等于你你讲了，哦，我们住在六，但是我们没有六，我们住在快乐，但是我们没有快乐。

不是说啊，孩子不要，啊，工作不做了，啊，老公不要，啊，父亲母亲都不管了，啊，我要找一个山洞，找一片树林，一个人待在那儿，这不是真正的修行，啊，我们的修行就是在这个实实在在的世界上，在这个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，就是在这个五浊恶世里，但是。 我们都能清楚的觉知到，啊，自己的每个心念，我们清楚的，这清楚的知道。 们有决心，就等于有了啊一个最好的交通工具，不管走到哪里，苦来了啊不怕，乐来了不怕，啊鲜花在前面不怕，啊大便在前面更不怕。